<sighs> 我不想怀疑您，可我这儿刚好也有一份朱敖先生的股权委托书，不可能。您怎么知道不可能？因为我爸的私章在您手里吗？因为我这份委托书，是你爸爸亲口交代我写的，是吗？ 可我这份委托书上也有我爸的亲笔签名，这不可能，签名肯定是假的，委托书也是假的。你敢去做笔迹鉴定吗？当然不敢，这可是我昨天晚上自己仿。的。抱歉，现在做不了笔迹鉴定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爸现在偏瘫，右边身子动不了，这字儿是他拿左手写的。 跟以前写字儿都不是用同一只手，您说这怎么做笔迹鉴定？你的委托书做不了，但我的可以。你可以指定任何鉴定机构，判定我的委托书上盖的是否是伪章。就算章是真的。 也不能代表盖章的人就是我爸，对吧？不管是盖章还是签字，关键是要代表委托人的真实意图。现在我爸醒了，只要去问他，不就知道哪份是真，哪份是假了吗？你哎，话不能这么说。文书上为什么要签字或者盖章呢？不就是为了不生变数吗？签过的字，盖过的章，那都是有法律效力的。啊。 不是用嘴随便一说就可以反悔的，小双啊，你的委托书就暂时交给股东会保管吧。哎，交给股东会之前，至少得先弄清楚真假吧。安保部吗？这里有人抢夺公司重要文件，影响股东会会议，马上派人上来把他带走。哎，用不着，用不着。 自家小孩叫什么保安呢？你们也等一下。喂，公安局吗 r o b 有人伪造文书进行经济诈骗，麻烦你们出警把人带走。听说你都别动！我的领带夹上有带 WiFi 的摄像头，现在是全网。 直播，耳朵食堂工作室出品制作，常配文学网，公子悠原著，现代广播剧《你的距离》第十五期。今天的距离是九千公里，《山海间的思念。 小川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会议室？会议室都是带信号屏蔽器的。嗯？操！真没信号了。剩下的事，我们就私下解决吧。这事儿没法私下解决。我已经报警了。哎呀，屏蔽了信号也好。 我们就一起聊聊天，等着警察来吧。毕竟今后聊天的机会也不多了，探监不方便，对吧？报警？报什么警啊？Robert Long 是做实业的，哪来的经济诈骗呢？只是一点口头上的小摩擦，不至于劳动公安啊。小双，把你的文件袋，还有林黛家留下，就可以马上离开。 哎呀，可是我这领带夹是纯金的呢，挺贵的。小双在意这么点黄金吗？当然在意，我又不像严伯伯那么有钱。不过，这几天我一直有个想不通的地方：严伯伯您都那么有钱了，为什么还想把公司股份一次性套现呢？是突然缺钱了，还是？ 这样逃到国外比较容易。你不要胡说，第一反应是不会骗人的。我竟然猜对了， <laughs> 别当真，我开玩笑的。那摄像头留下，领带夹我总可以带走吧？我是真舍不得这袋黄金。摄像头给出也没关系，储存卡留着就行。看看他口袋里还有没有别的东西。好。哎。 搜身就不太文明了吧？不好意思，我是技术出身，难免想得多一点。这样的摄像头应该有储存卡吧？这老狐狸还挺狡猾，我还是太大意了，储存卡也留不住了。眼立见下一个要的就是文件袋，这个绝对不能交出去。哎呀，有没有什么可行的解决方案啊？ 看起来很难，但是一旦你知道了它的原理，一切就会变得很容易。万物皆有原理，这些密不通风的会议室也一样。会议室，会议室，投影控制台，有了。哎呀，弄，这样弄行了吧？还有文件袋。啊，文件袋。 文件袋，哦，文件袋，对，要保安来帮你拿吗？啊，哈哈，嗯，那我还是自己来。好，这怎么着车掉了？把两机连通的电源插在了一起，导致了电源短路，赶紧检查检查。我得趁乱把电脑拿出去，交给警察。 快检查一下，有没有什么东西不见了？严总，笔记本被他拿走了。笔记本里面有公司所有的商业机密，快通知保安部封锁 Robert Run 大楼，一个人也不许放出去。关闭大楼大门，啊，保护进出口全部关闭啊！走，严立的人马上就会找到我。这里楼层太高，又不能直接往下跳。 哎呀，停电了，突然就断电。了，四号车走。看来只能去研发部了，那里应该还是安全的。呃，大家好，我是庭生。哎，豆哥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上次我们在德国一起吃过饭。 当然记得，怎么，小老板来研发部视察工作啊？呃，啊，呃，不敢不敢，我就是来学习学习。哟，楼下发生什么事了呀？不知道啊。哎，警车怎么都来了？有戏，警察到了，我得快点下去。研发部，机器人，机械臂。哎，豆哥，这台是 C 型可升降的机器人吧？ 这个机械臂放直了有多长啊？得有十米吧。哎，你问这干嘛？能用吧？理论上是能用，但是在这儿随便动一下就能撞着地板了。你要看什么呀？我来。哎呀，别担心。我百大教授的得意门生，能写出那种撞地板的代码吗？这是什么运动路径啊？哎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 最后一个机会，马上把我的电脑放下！快了，停住！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下楼了。严伯伯，阿姨，拜拜，公安局见，停住！ 其他同志你好，这位同志是，我就是报警说有人伪造文书进行经济诈骗的那个人，证据都在这个笔记本里了，涉案金额巨大，我估计你们今年的 KPI 都不用愁了，咱们快点吧，我下午还得去珠宝行给我对象买戒指，他还在等我回吃饭呢。 谢谢您的配合，后期有需要会通知您的。乐意之至。放心啦。哥。 我妈刚才打电话跟我说了，可能要判刑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知道还报案？你他妈知不知道那是个违法的事儿？哎哎，干嘛呢？警察局门口打架？他欠揍！你他妈才欠揍！再打可就进去了啊！ 我们已经打完了，是吧？ <laughs> 行，那小年轻都怎么回事？个个火气这么大。我一会儿要去看爸，你和我一起去。先事先说好，这两天的事能少讲就少讲。你还怕我去跟老头子告状吗？反正他眼里只有你。这就是你把私章偷出来。 再把他的遗嘱，还有我的奖状，以及扔进碎纸机的原因。如果保险柜里有哪怕一个关于我的东西，那我也让你随便扔。你知道为什么保险柜里没有你的东西吗？ <laughs> 因为你牛逼呗！你像他，我不像他，我就只是个会败家的废物。 如果我告诉你，书桌下面的另一侧还有个柜子，柜子里面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保险柜，密码是你生日，你会后悔吗？什么意思？去打开看看吧。 茄子！爸，你来了！啊，你初中毕业典礼，我怎么可能不来啊？ <laughs> 说好了要来给你拍照的。房产证。所有人，出完家。 花园小区商铺，所有人住完家。鸿勋职业三区楼盘，所有人住完家。妈，我哥要我在爸的保险柜里拿个盒子给他，盒子里装的好像是爸的私章。 旁边还有我爸的遗嘱，遗嘱上的继承人只有我哥一个人。好，是把私章拿出来给你对吗？如果早知道，事情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，一切还可以重来。 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Please redial later. 哥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Please redial later. 亲爱的，久等了。手机怎么关机了？应该是没电了吧？没太注意。我刚才去买东西了。猜猜我给你买了什么？猜不到。不能告诉小朋友来自珠宝行的消费提醒短信，我早就收到了。嗯，我买了对戒指，最朴素的那种。嗯。 倒倒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毕毕竟那个事儿不能这么草率。就，你看之后我们得远距离一段时间嘛，你手上不带个圈吧，我就老怕有人来烦你。好吧，既然你说不是，那就不是。虽然在我看来，你这就是在跟我求婚。是吗？那。 如果我现在就是在跟你求婚，你答应吗？你可以求一下试试。你以为我不敢是吧？你信不信我马上就搞一个公开求婚？来， <coughs> Professor，嗯，我， 不行不行，说不下去。所以我给你买的戒指，你到底戴不戴？这这可是我千辛万苦刷，嗯，刷你的卡买的， <laughs> 辛苦了。那就再麻烦你帮我戴上。 哼哼哼，我好骄傲啊！你是我的， <laughs> 我也很骄傲，我是你的。 其实，今晚定位子吃饭，一是想跟你认真讨论一下以后，因为现在还不能确定我要在国内待多久，我想等我爸身体好了再走。嗯。二呢？二是，想着你在等我回来吃晚饭，早上出门的时候就会觉得什么事都当不了， <laughs> 家有娇妻 刀山火海也是要凯旋的。 <laughs> 事情办得怎么样？嗯，差不多解决了。估计之后一两个月，周波让会处于半关停状态，生产和销售基本能维持原状。研发也尽量不动吧，其余部门得配合调查，事情应该不少。解决了就好。 这些事情都结束了以后，我可能想去干一些我想干的事。嗯，然后呢？然后，然后，如果到时候我不得不跟你隔着九千公里，怎么办？这一直都不是个问题。我说过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 但是隔那么远，我怕怕什么？也是，没什么好怕。我就是没谈过远距离恋爱，不知道该怎么谈。远距离就是，到时候牛排你得自己切。哦哦。除了这一点之外，其他的和以前没有区别。是吗？ 嗯，你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都会收到我的消息，你会知道我哪一天去哪里做什么。如果你要找我，随时打电话，我二十四小时开机。那要是我想见你呢？我时刻准备着，打开摄像头。如果你旁边有其他人怎么办？那你就上网找找我的相关视频，应该不少。那。 如果我要满足那方面的需要，你也舍得让我自己看视频解决？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过来。你要是包养我，我就不当教授。你贵吗？不便宜，很贵的。 可是谁舍得包养你啊？像你这样的人类先锋，怎么可能只留在一个人的身边？我不舍得。这个带着，这不是之前那支钢笔吗？给我了。嗯，留给你，睹物思人。 宫里的思念。你这一天到晚的，在这唉声叹气的干嘛？不想在这儿待着，就出去。爸，你吃橙子吗？哼， <laughs> 你每天就会来这儿吃水果。嗯，还挺甜的。我一会儿再带点回去。 这两天这么多人来看你，水果放着也吃不完，我带回去，还能分点给邻居，别浪费了。哎，你手上带的什么玩意儿？啊，爸，你又想吃橙子了？那我再剥一个。你说，你说，你趁着我在医院里，偷偷摸摸把婚给结了？啊啊？什么？ 嘿， <laughs> 爸爸爸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，你一直醒不过来，我实在走投无路了，我就想着给你冲个血，然后我就跟教授拜天地了。我承认，这我承认这是个迷信行为。 我一个相信科学的人，确实不该做这种事儿。但是当时那种情况，我只能病急乱投医。我就怕扭个闪。放屁！你，哎呦，爸，你扔什么橙子？你多浪费！爸，你听我说，这段时间咱们家发生了不少变故，我想了挺多的。 你之前让我考虑的那些问题呢，我也都考虑过了。你现在还觉得结婚生子这件事靠得住吗？关键还是看人吧。我这时候说这话确实不太合适，但没办法。爸，经历这次这个事，你还会去想七老八十的时候吗？ 谁能知道以后是个什么光景？就说你去喝酒那天，你出门的时候，连晚上要出什么事都想不到。所以，咱们都别想太远了，就想现在吧。啊！真非要说七老八十的事儿，我觉得。 能照顾自己爱的人，不是一件挺值得高兴的事儿吗？啊，怎么非得把这件事讲得那么惨？要是他老了，我还没那么老，我能伺候他也挺好的。别人伺候还不放心呢。你，你倒是心善哈、啊！说真的，别说谁伺候谁了，我觉得两个人光是能相守到需要人伺候的年纪。 都是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。讲道理，讲到你老子头上来了，你这真是倒反天罡啊！啊，我我哪敢啊！ <laughs> 爸，那我今天就先回去了，你好好休息。等等，等等，文佳恩家怎么样？ 朱文家就是傻小子，懂什么呀？最近就只知道在家琢磨要上哪个大学呢。你看着他点儿，啊！傻小子干什么都不靠谱。 <laughs> 那肯定的。再不靠谱，不也是我弟吗？ <laughs> 走了。 查岗啦，在岗，请证明一下你在岗。Vico，白昌英表现可以啊，每天下午按时回家。留守老人嘛，哎，你别装可怜啊。老实说是不是想我了？嗯。Vico 很想你，就只有我儿子想我啊。 外面有自行车经过，Vico 就会跑出去看。他总以为是你。你这么一说，我感觉我儿子也成留守儿童。我不在的时候，还有什么事发生吗？嗯，Freesia 的咖啡不如从前了。还有呢？拉花也不如从前。嗯，那店员呢？是不是也不如从前了？ 是大不如前。 <laughs> 我很想你，我也是。我现在不仅想你的人，还想你做的饭。哎呀，我可能是吃习惯了你做的了，现在突然让我只能吃公司食堂，我就觉得落差好大。有什么想吃的？嗯。 想吃牛排，想吃你煲的排骨玉米汤，哎，糖醋排骨也行，还想吃冰淇淋和咖啡蛋糕。好，哎，不说了不说了，说了也吃不到，我去搬砖了。 份庭先生的外卖，庭霜，是你点的外卖吧？我没点啊。哎，是不是送错了？我们这儿没有其他姓庭的人了。没错啊，就是这里啊，就是这大厦六层啊。还是我跑了几个地方，买牛排、排骨、玉米汤、糖醋排骨、冰淇淋、蛋糕，好像是我的。啊，我就说嘛，啊，给你。 给个五星好评啊！怎么吃不惯食堂呢？没有，那个都是我对象买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这这里还有几十杯奶茶，大家一起分下吧。哟，什么对象这么心疼人呢？ 兄弟，介绍一个。 <laughs> 哎呦，研发部这群找不着对象单身汉，每天除了加班就是加班，别的不缺，就缺个人来心疼。没错，没错。这藏着掖着，仙女呢？哎，哎川，哎，你也别这么抱。 让你对象介绍介绍他的小姐妹，跟我们部门的单身狗认识。说真的呀，咱们部门男的不差，只是平时见不着几个女生而已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真见着女生了，弄个机器人什么的，人家还是很崇拜的。崇拜？嗯，你要是给我对象弄个机器人，别说崇拜了，他能给你个及格分都算你厉害了。我对象年纪大了。 平日里就只会一心搞科研，上网都不会，更别说介绍对象。哎，行，好好工作，都散了，都散了。没劲，真没劲，你说，白期待了，真是。是啊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你怎么这么招人呀？怎么？ 我同事们还指望你帮他们解决个人问题，幸亏我机智才得以脱身。嗯，我跟他们说我对象年近四十，体重一百五十斤，拥有工学博士学位，平日里最新科研。嗯，他们立马就对你失去了兴趣。对于年近四十这个说法，我保留意见。 那是那是，三十六和年近四十的区别还是巨大的，二者是绝对不可以混淆的。不过我认为年近四十也特别年轻，不应该说是太过年轻了。 <laughs> 四十岁，人生才刚刚开始嘛。是吗？当然了。哦，对了，亲爱的，我给你寄的抗衰老面膜你用了吗？ 开会，会聊。哎，别走啊，宝贝儿！你这个骗子！我刚检查了一遍你给我发的消息，你今天根本没有会要开。白昌一，你再不回我，我就要放大招啦！ 冰淇淋真好吃。停！你在影响我工作。亲爱的，不如我们翘班吧。我才到办公室一小时，今天还有很多工作。工作比得上这个吗？ 拉链拉上。嗯。那你翘班陪我吗？停，我这里才早上九点半。听说，我再说一次，把你的拉链拉好，马上。那你翘班陪我吗？ Maria，我突然不舒服，先回去了。好的，Professor。快回答我！百昌一，人呢？我在准备下班。嘿嘿，等我一下，我也准备下班了。 下班了，我去开车。人类后腿来电话了！人类后腿来电。喂，那个，亲爱的，嗯，爸爸，叔，你还在学校吧？嗯，要不要不然你还是。 回去继续上班吧。我们组长说，活儿没干完，不让我提前走。亲爱的，好。您怎么又回来了？是有什么东西落在办公室了吗？可以打电话叫我送下去的。谢谢。 没有了东西，是我的头痛突然好了，决定回来继续工作。您真敬业。谢谢，我也这么认为。人类后腿来电话了！人类后腿来电话了！人类后又怎么了？本长义，我和你说一个好消息。刚才医院给我打电话。 我爸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爸，慢点，爸，小心点。哎，不用你们推我，我自己进去。 阿姨，只能麻烦你跟着爸了。好的。哥，你今天在家吃饭吗？在啊。我答应过你，等妈好了，咱们肯定得一起吃饭。那，你搬回来住吗？不了，现在租的房子离公司近，但是离家远。 住人家你怎么穿这么少？你不冷啊？爸希望你住家里。哎呦，你这样容易感冒啊！我今给你拿件我的衣服啊，哥。一会儿再说吧。我毕业的时候寄回家的行李还在吗？在，没人动过，都还在你房间里。 专家，你给我拿把剪刀。你要干嘛？ <laughs> 我开箱子给你拿衣服，你紧张什么呀？虽然我们关系不怎么样，但我也不至于拿剪刀捅你。要是我现在拿这玩意儿捅我自己一下，你能当做之前什么都没发生，然后搬回来住吗？ 当然不能，所以你最好别动。哎呀，哎，那我的旧衣服你就穿这件吧，你就给我穿这个？这什么破玩意儿？太丑了吧！嫌丑你别穿啊你！哦。 以前踢的足球竟然还在，哎，不过没气儿了，得充个气儿。气泵，气泵，哎，在这儿呢，搬回来吧，哥。你怎么还没忘？ 案子还在侦查阶段，你妈还在被羁押期。不住家里，你不难受？啊？难受。你住不住家里，我都难受。我知道。好了，出去踢球吗？我不会。走，我教你。 能不练颠球吗？我们就不能直接开始踢吗？那两棵树当你的球门，这两棵当我的，看谁进的多。得了吧，跟我踢你连球都抢不到。要是我能抢到呢？要是我抢到球，你就搬回来住。不然，我今晚直接跟你回你租的房子里。不，祝文佳，你又开始了是吧？ 来来来，那你抢一个试试。那就开始了。我，你扒我裤子干嘛？求见了！你得搬回来。嗯，通过扒我的裤子。 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就算你把眼睛哭肿了，也不会有人出来帮你训我。哥，嗯，这是第一次闯祸以后，没人给我兜底，也不算闯祸吧。有时候事情就会变成这样，不是因为你。 是因为我也是第一次遇上这种事儿，可能是我没处理好，天大不了，是吗？你还真哭，啊！哎呦，我给你找张纸擦擦脸，别哭了。哎，是百长义的手帕。 我竟然一直忘记还了，手帕，拿着，洗干净再还你啊！走走走走，续往前。时间过得怎么这么快？还以为是昨天发生的事哥，哎，行了，别哭了，我没带纸。当初我妈离开这个家的时候，我也以为天会塌。 但其实过了一段时间就习惯了，其他事也一样，比如跟梁正轩分手，比如爸生病。 <laughs> 之前我还觉得重修一门课是很大一件事，现在回头看，那简直连个坎儿都算不上。嗯，过日子比较像颠球，接到球的那一瞬间你觉得成功了，但是成功很快就离开了。 挣扎着去接下一个球，哎，一掉你就感觉自己失败了，而且失败比成功容易的多，但但都是一阵子的事。你把球捡起来，挣扎着继续颠就行了。走吧，进去。 今天我住家里，明天下班就搬回来。真的？嗯。那哥，一会儿我去你房里一起打游戏吧。我们好久没一起玩了，正好可以把我那些珍藏拿出来。我们鏖战到天亮。哎，别了，我要和你嫂子视频。再见。 亲爱的，晚上好，哦不，傍晚好。嗯，你有没有发现你丢了一块手帕？没有。你看，在这儿。 <laughs> 上次你给了我以后，就一直在我这儿嗯，我知道。哦，你刚刚还说没发现丢了，在你那里能算丢吗？ <laughs> 也是。 你人都是我的了，手帕放我这也是理所当然。哎，老公，我要睡觉了。你说什么？ <laughs> 我说，你老公我要睡觉。嗯，晚安，晚安。 白尚姨，你那里天黑了吗？正在落日。我这里凌晨了，天上有好多星星。我这里也有很多星星。你那里看不到，还没天黑呢。是看不到，但我知道他们在天上。 嗯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看见主人家穿我以前的衣服， <laughs> 就像是看见了以前的自己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感觉。我会想起我们有矛盾，或者我搞砸什么事的时候，你从来没怪过我。 也从来没发过火。今天主人家来找我，我突然明白了站在你的那个位置是什么感觉。嗯，原来你的那种不动声色不只是修养，而是真的觉得没什么。而我现在觉得没什么。 可能是因为我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爱，多到我不想再去计较任何东西了。 去北方，开过山河。 想象炉火摇曳，发染霜雪，不敢想我的三十六岁，我只敢。 九年的夏天，我开车去北方，开过山河，开向大海，开往你的三十六岁。 十四岁，只见到黑夜穿过，群轻起落。二零一九年的夏天，我想象墓碑倾态，整容停摆，不敢想我的三十六岁。我只敢开车去北方。 山河不为大海，不为黄昏，不为日出。为了你的二十四岁，我开车去北方。为了看看你的二十四岁，我开车去北方。 二零一九年的夏天，我见过你的二十四岁，那时如我一般孤身凭窗，他还是花。二零一九年的夏天，我想想我的三十六岁，那时如你一般岁月流金，山巅风起。 啊啊啊！光影一个平。光影。我这头发是不是剪太短了？下雪的时候还真有点冷。你说我这头青茬子是不是有点像少年犯？ 告诉我你被关在哪座监狱？怎么，你要去劫狱？我去做典狱长。哎，让我看看白老板寄了什么过来。哎，两本德语的书。 别把德语忘了，白。 <laughs> 应该是想说别把在德国的人忘了吧。别把中文忘了，停。今天又是什么？还挺薄的。 莱茵河风景的明信片，出差，白， <laughs> 还是这种简洁。实习，停，P.S. Professor，能劳烦你多写几个字吗？嗯，让我来看看今天有多少字。 想你了，我也想你了。